话少说，论刚强，再彪彪好汉武二郎，武松他打了个肩步往外闯，乖乖，眼前的真事真不让刀枪。 棍棒如林立，呃，东西街口都堵上，有不少走手壶中装满了箭，箭上写背着弓一张，雪地里一拉溜，排开了三匹马，马脖子上边挂铃铛。孔家弟兄分左右，两个人横断两条枪，孔亮在马上连声嚷：“徒弟们，打死这个大个不抵偿！”当中间马上之人没兵器，他穿着一身长衣裳，武松瞪圆俩大眼。 从此人上下左右细打量，是他！哎呀，武松气得浑身抖啊，心里边像喝了红糖咸盐辣椒泡的黄连汤，那个滋味啊，真难受。啊。那位说了？他看见谁了这么难受？不是别人，正是人称及时雨的宋江。原来。 宋江前天刚刚经柴进的推荐来到白虎庄，做了孔氏弟兄的文墨先生。那位说了，武松和宋江是磕头的弟兄啊，也经常提起想念宋江啊，怎么今天见了面反倒恼了呢？你想啊，武松听说孔家弟兄如此对待乡里百姓，一看宋江与他们站在一块儿，能好受吗？ 心说：“宋江啊宋江，江湖上都叫你做及时雨，说你仗义疏财、济困扶危是条好汉。没想到你和他俩掺和到一块儿啊，不但不管教他们，还帮着来打架。不由得去往上撞，心说：宋江，你算什么好汉呐？你算什么英雄啊？俺武松算瞎了眼了，怎么跟你拜了仁兄弟呢？” 你今天来了，好也少着教训教训你吧。各位，要不说武松这个人物可爱，就可爱在这儿，即使讲义气、够朋友，更可贵的是能分清是非。你走的正，站的直，是好朋友；要不干正经事儿，亲兄弟也绝不客气。当时宋江一看武松呢，哟，怎么怎么面熟啊？他哪想到武松又成了配发行者了。 只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心想别打糊涂仗，我得仔细看看。往两边一摆手，且慢！一提麻将声就往前凑了过来。武松一看，心里话干什么？哦，打架你先上啊！嘿嘿，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吗？宋江，你不认，别怪我不义。我先把你的马腿给你削断了，把你鼓捣到地下再说。擦啦啦，两把戒刀就抽出来了。坏了！ 他这一抽刀，一晃身形，正赶巧刮了一阵西北风，把武松齐眉前发给吹起来了，前额上露出了那四个金字“陪君武松”。宋江眼多见，那一看呀，是我那好兄弟武松，错不了了。他他怎么变成头陀了？是了，多日来，纷纷的传说。 我这好兄弟大闹快活林，血溅鸳鸯楼，做下了惊天动地一番事业。这是为着躲避官府的缉拿，改了装了。好，我兄弟也添了心计了。西的宋江一咕噜从马上就掉下来了，喊了一声：“贤弟，想杀我也！”武松心说：“你少来片儿汤吧！”噔前面来的是哪个贤弟？难道你认不出兄长我是宋江吗？ 姓宋的，我知道你是个真豪杰，想不到你徒有虚名在身上。武松不住往下讲，闷坏了功名老宋江。我说贤弟，此话从何说起？我问你，白虎庄上何贵干啊？给孔家弟兄把先生当。哦，咱们说他俩是你教的啊？对呀，不过还没教多少。武松说你还嫌不够啊？ 怪不得他俩敢如此乱胡行啊！背后的靠山是你宋江，及时雨大名谁不知啊？谁还敢惹到你头上？宋江说：“贤弟，有话明着说，你别叫哥哥闷得慌。他们俩犯了什么错？你快对愚兄我讲讲。”武松说：“你是先生不知道吗？装什么葱蒜干巴姜？” 武松把所作所为说一遍，惊动了功名老宋江。我说贤弟呀，愚兄昨日刚到此庄，你所言之事我确实不知道。待我问过他俩，断明真假。如果确有其事，看在他俩年轻，又加上柴进，与他们是父辈之交，理当规劝其改过。如果不听劝，任凭贤弟处置。耶。 武松一听，坏了！我错怪了三哥了。他是昨天才到的，这事他怎么知道啊？我先赔个礼儿。我还没等武松开口呢，宋江早已回转身去了。啊，二位公子，方才他所言之事可是真的？孔明回答：“事儿是有呀。”呸！一句话闹了宋三郎。你们俩自称自夸是好汉，办出事儿来不正当。 孔亮，你今天挨了一顿打，是自作自受自遭殃。你要是听我两言劝，从今后改过迁飞学善良。你要是不听我的劝，我这五贤弟从来不容这一桩。别看这恁俩功夫好，在他跟前没用场。别看你带的人不少，架不住我兄弟来回一咣荡，何去何从随你们的便，也任凭我五二兄弟拿主张。那五二，孔明忙问先生。 他是哪个武二？宋江就说非别人，他就是今年刚打虎的武二郎。啊！俩兄弟一听是武松道，又惊又喜又羞得慌，惊的是久闻大名金德见。 大英雄来到了白虎庄，可就是初次见面丢了脸呢。你说肮脏不肮脏？啊，千不怨，万不怨，怨往日办事不打腔，弟兄二人一甩手，当啷啷。 雪地里扔下了两杆枪，翻身下马忙跪倒。二哥哥在上，可安康，我二哥别生气，怨俺俩办事太混账。从今后俺改过，改过定改过。呃，到明天俺赔礼去找众老乡。武松一见心高兴，哎，二位兄弟快快请起，跪在地下疼得慌。扶起了孔明和孔亮，又扭过头来拜宋江，都怪小弟太莽撞，错把兄长你冤枉。宋江。 连说好好好好一个行侠仗义的武天罡，简单说，弟兄们见面多么欢喜，白虎庄上拉家常。这武松一住就是三天整，第四天辞别了孔明、孔亮和宋江，去到直奔二龙山，才引出段英雄比武在山冈，武松大战花和尚。